锵锵三人行，今天我们先给大家看学学艺术啊，这个给大家看一幅画，这个是这个毕加索的名画啊，最近呢被王健林嗯买下，呃，据说呢用一个呃很高的一个多亿吧，就还上了两亿了港币啊，这个拍卖买下来。 买下来呢，就说啊，都说买贵了，其实没有这样的，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货币啊，这个东西，所以对他来说也没有什么贵不贵，低于他的预算呢。他们那个心理价位是五千万美金，对，最后是结果两千五百万美金，他们就拿到两千八百万吧，两千八百万美美金啊。他们说他们当时啪一下子提得很高，对方一犹豫，啪就拆下来，所以他们心里很开心。他们说同样的价钱就是买张大千啊、齐白石啊，还有。 曾国四啊， <laughs> 对对，他们的这个收藏团队啊，其实是蛮专业的。听说是这幅画原来在上海就是去展出的时候，他们就专门去考察过，对它这个价位啊摸的都很准。 呃，他好像是说，就是这个画是，呃，他们就是说是这个毕加索转就转型时期向成熟方向就是去发展的时候，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水一这样一这样呃呃这样一个水平的时候，所以他谈不上是买贵了，而且买的当中这种东西艺术品的拍卖，它有个个人兴趣的问题，所以这个价格你很难说怎么叫贵，怎么叫贱。光运进来就说交税就得交四千万。对。啊。但是在中国呢，现在是打名气的阶段，所以王健林他这个买这个画。 就像人家呃某个商人在旁边盖大楼一样，他就是代表他的一个实力。你看西方啊，那些非常贵的画，买的人都是不不写名字的，嗯，都是以一个什么基金会出面，他们唯恐人家知道他的名字，他们以这样来显示。而中国不一样，中国这个是要高调。 我原来也以为是这样，后来我看一篇呃，就是说这王健林呢还真是个这个收收藏家吧，算是就一直呃这个从很小的时候他就喜欢画，甚至他现在说呀，我之所以做生意啊，对，我就是为了挣钱有喜欢的画，嗯，那他本来收藏的呢，还是可能有一些这个明清以前的古代的，后来碰见几个老先生跟他讲啊，说这个明清啊。 主要都是传承啊，主要都是什么的？呃，还是这个近现代的，呃，收这些东西的，叫什么什么吴冠中啊、石岐啊，就他开始。其实我这我对这几位老先生是什么样的老先生， <laughs> 我跟他们这意见也不见。 <laughs> 不，我我我觉得他没准教王健林走了邪路，但是没没有没有关系，就是说他们更是一条投资之路，就是说买近现代的这些个，第一个是真假。 比较有保障，嗯，因为你那个明清的，甚至至于更早的，说实在的，那家伙你不就门槛太高了？你你哪知道，对吧？所以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宁愿好像买这个近现代的？近现代的至少保真度对可以高一些，而且要是当投资的话，眼瞅着确实价价格在谁都知道翻李可然呢， <laughs> 这个但是就说我还是要说，这绝不等于。 他们的艺术，价值，他们的艺术就能超过呃明清。即便说什么清代什么是传承是什么死亡，那我觉得那都不是一个档次的。当然，这个是各个人见见仁见智，见仁见智。而且艺术价值也随着这个年份，它是有个自然的增值。你同样的的艺术价值差不多的，你这个两千年前，你两百年前。 当然，在历史上意思，反正我有一个偏见，就说是这个这个中国画啊那在他们讲啊，就叫什么呢？黄鼠狼下耗子，一窝不如一窝。因为为什么那个时候说是直追宋元呢？基本上从宋元明清，你看故宫经常举办那个展，总总总是从晋唐宋元这么一个一个展下来。哎，我跟你说，你不是内行，你都看得出来， <laughs> 越来。 越来越不行，你知道吗？这越就他这个还是有点转折，就是之前呢，这个大佬啊，这个大大腕呢，话说话都是以这个国宝回归一个总的口号号召，就觉得这虽然我个人财富的增长哈，艺术鉴赏，但是还有一个我们中国国粹的一个保存跟发扬。可是现在呢，开始买外国的这些名家的大作了，这有点像东宫哎，你去俄罗斯，你看彼得堡的。 东宫就是对吧？这个叶卡捷琳娜二世，她就是就是一个女沙皇，她就是到欧洲到处去买呀，买到现在隔了历史看，她可以跟欧洲的最大的博物馆相比啊，嗯，对不对啊？对，这日本其实还没有那么多，这个都都都赶不上，美国的都没那么多，美国就是个大都会，对吧？其他都没那么多，但东宫那个就很厉害，他大部分都是买的。 大部分没。中国假如说国力真的强的话，渐渐也会多，就买一些这种。哎，你不是说认识王健林什么人吗？ 不是认识他什么人，我是辗转听说他买画的这个过程啊等等，我有有有什么内幕吗？就第一个，就我刚才说，他比较这个专业，想买这个东西。呃，还有一个就是说，现在也不光是他想买一些这个西方的东西，很多中国的藏家啊，就像你说，他们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是从跟他文化比较相近的东西去开始收的，比如说中国的字画，还有那个古玉等等啊。慢慢的呢，当他这个眼界开阔以后，他到这个这个外面去走了。 他看的越多了以后，他的这个兴趣也慢慢会转。我听说有不少就是原来在做这个古玉的人，现在去买印象派的画。嗯，我你在我们看来不太好，就是不太好理解。但是他是慢慢觉得，哎，那个东西他也能去欣赏。啊啊！不，这中间还是要有技术团队，因为你想这个东西你不是开玩笑，你要技术团队跟着外国的几本画册走的话，那你没有独立的见解。这个东西对，你看李嘉诚。 就是这种不熟不做，他这么有钱，这按说在国外都比较少见的级别的富豪啊，在西方来说那没几个收藏都是都都都都很难想象的。但是你看李嘉诚，好像没听说他投身在这个地方，他那么多钱，超级市场路线的。但是我又觉得啊，李家父子啊，他在这个拍卖场上跟买艺术品，如果仅就投资来讲啊，琢磨的事情差不多。 嗯，你看，我就看他们，他们，他们这父子那么在英国买这个公司，买这个电器，买这个，买这个哈，有一种投资艺术品，就仅仅为了投资的。我跟你说，在这个意义上讲，琢磨的都差不多。他们都是这方面的行家高手，就是说，我能看，你看，整天就在看一个公司啊，看，包括你要看整个这个国家的形势，整个世界经济的形势，英国的这个煤气啊，这个公司将来会值多少。 现在值多少？现在买是什么价？几年之后估计它是什么价？哎，他们玩的是这个，所以你看，他们买公司对，但是这个王健林说他是呃，这个呃，这个不卖嘛，他买回来他不是为了卖，他说要做展览等等。嗯，万达所以大家就觉得说，哎，好像。 大家过去都以为是有了钱我就要买个东西回来，然后再就是钱生钱怎么样？他好像是走这个另外一条路，但是我看在网上就是很多人在替他想这个钱该怎么花，就一开始先骂他说：“哎，你应该去扶持中国的呃这个艺术，对吧？你干嘛去买这个毕加索呢？” <laughs> 然后，然后，然后那个，然后又说：“你应该学恒大，你应该去搞足球，你买什么画呀？”等等等等，好像大家总是帮有钱人在想怎么该就怎么去花他的钱，这个蛮这个蛮奇怪，就这样使得大家也有一种幸福感嘛。 我们钱不够，但是我们想象一下，打土豪分地产就在脑子里过过。大家都在替那些富商在想怎么样做慈善啊！哎，大概是三个路子啊，等等等等，这样。嗯，而且呢，现在那个就是中国啊，地底下还出来这个宝贝，层出 不穷，但是我说这个层出不穷啊，我那天听人给我讲了个事情哈。最近咱们就要说这个隋炀帝，嗯，不是说出土了吗？不是隋炀帝出土，隋炀帝，隋炀帝出土了。咱们广告之后再说，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现在真是盛世哈，隋炀帝都出土了，我们可以看看这照片啊， <laughs> 这个我们可可考古的新发现哎。 就埋在这么一个地方，说听说还发现了他的这个萧萧后啊，还有这个后，而且呢，这个你再看下边，哎，这是隋炀帝吗？ <laughs> 这我弄不清是什么。他们找到一条最长的什么金对对啊，就是这个 M 一墓主为隋炀帝，M 二墓主为隋炀帝的夫人这个萧后，好像还有个出土这个墓志，咱们再往下看啊，这个这个呃。 就是这几张图了，这个他们现在都有人怀疑。你看，从曹操开始就有人怀疑，然后现现在隋炀帝呢也有人怀疑，呃，有的甚至是学者怀疑，说这到底是不是啊？现在叫一阳四吃，因为现在在中国有四个。 有四个隋炀帝的这个墓，这次是被肯就鉴定出来，就是官官方公布的是扬州的那个，哎，扬州是扬州，因为他的这一生，我们因为隋炀帝好像离大家的这个，因为宫廷剧拍他的实在是太少， <laughs> 所以大大大大家都不太知道他可能，但是印象当中就是他跟两个东西是放在一块的，一个是这个大运河，呃呃，另外一个就是琼花，就是他不是，哎，咱不是有那琼花的照片吗？是吧？ <laughs> 这给我们放放那个琼花，说这个隋炀帝凿大运河，就是为了看琼花，是这样说的。那这就叫琼花。它这个花其实是一个比较典雅的花，我一直以为它很雍容的，其实非常小，非常。但是隋炀帝他是去了三次都没看到这个花， <laughs> 就挖了个运河。大家以为他是个花痴，非要挖这条河，其实他也不是。他当时是什么呢？他是把这个首都从长安迁到了这个洛阳，那么他是挖了一条呃这个河以后呢，把。 南方整个管理起来的，因为你南方所有的物资、军，就是这个兵力都可以通过这个运河直，就是直达它这个首都，所以它是通过这样把南方有效的管控起来了。就那个时代的京广线，啊，就是南北的这个 <laughs> 高铁，哎哎哎，高铁，但是代价极大，你的中间有有一些段落，它有一些地方，它觉得水太浅了，就觉得挖的不到位。 五六万挖河的民工活埋，对这个就是历史上很有名。跟后来唐代的皇帝都是以他为这个。 为为教训，对啊，就是说这个这个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啊？你把挖河的人，你说挖的浅嘛，你再挖过就是啦，五六万人活埋啊，而且都说他荒淫无耻，隋隋代跟秦代一样嘛，历史上是，所以要是真是的话，呃，就在那里办反腐展览馆吧。哈哈哈隋炀帝的，隋就是下江南扬州美女这个啊，奢靡，奢烟花三月下扬州那个那个景情景。 让现在各级官员参观一下，知道引以为戒，对不对？对，这叫奢靡吧？这算这算奢靡。一顿饭能吃出多少钱去，是吧？ <laughs> 呃，而且现在这个事情也有意思，说这个不但隋炀帝出土了，曹操的曹操为基因研究做了贡献。曹操呢，出来一个二六八，就曹操的基因里有一个东西叫二六八，二六 <laughs> 二六八做将，二六八他打麻将呢， <laughs> 二五八做将。说曹操啊，曹操他们家。 现在就是说，呃，反正说是很靠谱这个研究啊，呃，但是就是说呢，河南那边，嗯，表示缄默。 哎，因为呢，我就是看了那个整个报道以后，我没看到一句，就是说所传的这个曹操墓到底是不是真的曹操墓？哎，不是，那这没没说嘛，没说。但是呢，他呀是采取的一个倒推法，先把在世的声称是曹操后人的成百上千的拿来弄，弄弄弄，最后呢弄出一种共同的，说他们这个基因里边都有一种叫二六八的东西，好像都有了。然后呢，又在安徽亳州。 曹氏宗族的墓，找着曹操的一个叫叔祖父的，说那就是说他跟人商量，说给了颗牙，两颗牙， <laughs> 两颗牙，哎，这把这牙钻了个眼儿，一弄，咦，也有二六八，说这个鉴定像法医鉴定一样的准确。可是我想问，弄那么多科研经费？ 把两颗牙对在一起，意义在哪里？我这个很很有意义，这个很很有意义，这个是把人类学、跟历史学、跟现在的科学，就自然科学的 DNA 的，等于像医学这样东西，是一个跨界的一个一个一个学术研究。就是我们在曹操这个身上试验了我们的，对你能够这样来测曹操的话，你将来什么人物都可以这样来，有很这是考古学的一一大进步，而且好像等着很多人会好像好像还是。 呃，全世界都是少有的，这是一个突破。对，就如果说他这个像他们说的这样靠谱的话，复旦哈是呃，复旦代有才人出啊，各领风骚好几年。复旦原来四个一级教授啊，嗯，陈望道，呃，周古城。 呃，谭呃苏步青，谭家苏步青数学的，其他三个都是文科的。那谭家珍就是做历史地图集的，嗯，周古城呢，也是是做古代史研究的，他在说汉代有有奴隶啊，什么什么什么。所以他们这个研究，其实我在我看来啊，比这个，比我们平常讲的很多是有意义。除非他中间有有科学上，那我我们没法判断你这个二六，八我我不知道。有有有意义，有意义，至少是把一些个攀龙附凤的以后就彻底赶走了。最最。 简单的就有个村庄。 那个村庄的人都姓曹，我我们以前讲曹操的那个哦，哎，我还真认得有曹操的人，我也认得，你知道吗？首都我在首都机场有一个那个办那个什么登机手续的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小姐，带着个胸牌我一看，哎，就叫这个 <laughs> 名姓这个姓，然后呢，我就觉得 <laughs> 曹小红就是小倩就是，然后我就觉得对这个名字对这个姓氏很感兴趣，过去这个姓氏的人他们有自豪。 他们觉得他们是曹操，这这个这儿过来的，是吗？但是这次基因的测定呢，证明太大打击，没有太大打击，人家本来就被有有歧义，现在更加好比啊，真是太大打击。还有呢，你们那个夏侯氏，有的姓姓夏侯的也说，我们也是曹操宗亲，这次彻底没关系。 <laughs> 这所以啊，几家欢乐几家愁，你就安徽亳州，安徽亳州就高兴了。好家伙，这东西。 这说明我们这儿真是曹操，但是还有好多广东也有一支，铁岭也有一支，那都是正宗的曹操的后人啊。这次查出来了，曹操现在散布在中国的六个还是九个地方，他们是很正宗的。铁岭以后也可以开 <laughs> 曹操博物馆了。所以现在真是一个啊， <laughs> 赵本山做馆长， <laughs> 就是这个这个这个颠覆历史的年代啊。咱们在咱们今天的这个历史时代啊，将来是不是史书将会留名？ 我们给曹操开始证明了，因为你注意到没有？从历史上讲啊，这个。 咱们拍的电视连续剧，这都算主流叙述了吧？哎，一直到易中天讲的那套玩意儿，就是基本上这个在咱们这个时代啊，慢慢的把曹操的这个民间的这个道德形象啊，再往回翻，嗯嗯，是不是？一直到现在，他为基因研究都做出了贡献， <laughs> 都翻， <laughs> 都攀曹操。所以关键要留下牙齿，对牙齿， <laughs> 这个牙很重要。这个替曹操翻案倒是要是毛主席做的，毛泽东。 他对曹操，他毛泽东对一个秦始皇那个，那个那个呃，郭沫若嘛写了个很有名的戏叫《蔡文姬》嘛，嗯，他那个戏就是歌颂曹操的，其实就是，呃，当时就毛泽东欣赏的，就是就是雄才大略，就奸雄奸雄嘛。历史从来是站在刘备的角度，在毛泽东看来，刘备这种哭哭啼啼的没有用。 做不了大事，所以替曹操翻案。所以还是要组织官员去参观一下曹操墓。啊 <laughs> <laughs> 先参观一条旅游线，先去看隋炀帝 <laughs> 是吧？奢靡教育基地对吧？再看这个曹操墓，雄才大略。这在曹操墓那个是不是还不知道？这个所以还先得到复旦去做一件。复旦，你你就别说复旦，我跟你说复旦最近呢还做了一个。 研究挺也是造成一个问题，我觉得今天的年代啊，确实是难分真假。前两天一个新闻说这个雾霾，除了让精子游不动之外啊，复旦的一个姓宋的教授说组组组组织啊，说拿那个老鼠做实验，六天肺就黑了，而且假的吗？永远不可逆。对，然后到这几天呢，你像这宋教授就说啊，不是我说的，我没有说这个话。 怎 <laughs> 么就引用我的名字说我做这个研究？而且我觉得今天的研究真的很奇怪。我当时看这个新闻就很怀疑，他鼠的肺怎么变成黑肺？ 那就像有的说抽烟的那个，那能有不？他是把那个雾霾的那个那个滴漏的那个溶液呀，雾霾精，每天往这个肺把鼠杀死， <laughs> 把这个肺拿出来往上滴，呃，一六天一天滴两次， <laughs> 那玩意儿能不黑吗？一 <laughs> 那多费劲，拿墨汁涂一下不就行了？然后你会看到这个研究呢，是一个川贝枇杷膏的一个企业。 然后就是说，我们也测试过了。我们要测试的是，发现用了川贝枇杷膏啊，这个好像症状啊能缓解，或者能预防，能预防雾霾的伤害。我们不知道这个科学到底是属于广告还是属于中立，是吧？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派人去复旦报仇啊！真是，曹家应该派人去到抄复旦去啊！ <laughs> 对，这家伙，人家的谁？他们一再说了，这个信。 不不能读第四声，读第一声。 操嘛，就是我一一直就是读第一声操啊， <laughs> 人家读错了会读几声也跟曹操没关系了。 <laughs> 现在悲痛的是这么一件事儿。哎，义军姓什么来着？周周周周哎周周周周瑜找到没有啊？周瑜。可是我怎么没有觉得非要找到你祖上有一个名人会觉得很骄傲呢？嗯，你会你会有这感觉吗？你会很骄？你你跟窦尔敦什么关系？窦尔敦。窦娥。窦娥都是我们家的。 都是这不是，所以你说这次我发现有些科学理论呢，你这个公布新闻的时候哈，确实也难怪人民群众啊认为你们无聊。 因为就复旦大学他公布，你说他公布的这个人他写什么？他说通过我们这一项基因研究，我们呢终于证实了一个道理，就是很多同姓的人千百年前是一家。你 <laughs> 这废话，姐妹，我们 <laughs> 都知道，我们从小都说几百年前是一家。对，你说我们，你让老百姓，我们证实了，我们从基因角度证实了。他们甚至有人有有人列了一大串，说你们学者就说是啊，说最近近近些年来还有的学者研究出来，说唐山。 一百不是唐山梁山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有四十三个不是好汉，教授现，怎么大家这个论文题目都很有意思？什么标准叫好汉？不是徐老师，我认为人群众误解了教授，因为他们还提到一个人，我就知道了。他说还有这个李陵说孔子是条丧家犬，嗯，你知道为什么是误解啊？ 李玲是个真正的学者呀，他是个很高水平的、很高水平的学者。但是呢，因为他的书啊，他要出惊人之语，他写了这么一个标题，但是这个书里头可是真学问啊。可是你看，我们今天就是标题的年代，你都你看标题， <laughs> 看标题，你们这些学者在干什么？而且也不是李玲哗众取宠，那个丧家犬呢，他完全是，他讲的是史实。 就是孔子当时是跑来跑去，就是这样很狼狈的。对对对对。只是我们现在把上下权用在非常贬义的一个情况下，他有意来这么翻一翻，他倒也不是你知道真的吸引眼球的做法。是《水浒》改编成一百零五个男人跟三个女人的故事，那那个才叫吸引眼球。没错，没错。 最近我还看见一个标题，本来是人家毛岸英啊救了朝鲜接着为您播出《西安楼观文明启示录》。